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今天学习第十二课，重点语句是いつ日本にきましたか？什么时候来的日本？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。今天安娜住的留学生宿舍正在举办晚会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听第十二课的绘画，重点语句是：いつ日本に来ましたか？什么时候来的日本？ロドリゴさんはいつ日本に来ましたか？ 三月に行きました。もう日本の生活に慣れた？ええ、まあ。我来讲解一下。小英问罗德里哥ロドリゴさんはいつ日本に来ましたか？”罗德里哥你是什么时候来的日本？ロドリゴさん是在罗德里哥后面加上了敬称“さん”。 いつ是什么时候？日本是日本。に是表示场所、时间或状况等的助词，在这里呢，表示移动的方向。きました来了，它是动词きまし来的过去形。把动词的 mas 形变成过去形，是不是只要把 mas 变成ました就可以了呢？嗯，是的。 いつ日本に来ましたか？什么时候来的日本？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。罗德里戈回答说：“三月に来ました。”三月来的。三月是三月，在数字三三后面加上了表示月份的月。你是助词，在这里表示时间。来是来了。 能不能介绍一下表示月份的说法呢？好的，月份的说法呢，就是在数字后面加上 g u t s 不过在说月份的时候，四、七、九这三个数字呢，要读作 “shi s 好，我们来学习一下一到十二月的说法。一月是一斤阿子。 二月是二月，三月三月，四月四月，五月五月，六月六月，七月七月，八月八月，九月九月，十月十月，十一月十一月，十二月。 12月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绘画内容。小英又问罗德里哥：“もう日本の生活に慣れた？”日本的生活已经习惯了吗？もう是副词，意思是已经。生活是生活。日本の生活就是日本的生活。日本の生活に的 在这里是表示状况的助词，ナれた，意思是习惯了，是ナれます，习惯的过去形，表示完了。哎，ナれます的过去形不是ナレました吗？嗯，ナれた是ナレました的较为随意的说法，因为罗德里戈是学弟，所以小英用了这样的说法，因为。 纳雷达以他结尾，所以叫做他行。把他行的句子变成疑问句，句尾可以不加卡，只需要用声调来读就可以了。纳雷达，罗德里戈回答说：“诶，妈，嗯，还行吧。”诶，表示肯定，意思是“是的”。诶，妈，是一种比较暧昧的表示肯定的说法。 好，我们再来听一遍第十二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：いつ日本に来ましたか？什么时候来的日本？ <laughs> ロドリゴさんはいつ日本に来ましたか？三月に来ました。もう日本の生活に慣れた？ <laughs> まあ。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今天我们学习了动词的他形，我还想再详细的了解一下怎样把 mas 型的动词变成他形。好，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。私が教えましょう。德勇老师说。 动词的他形就是以他或的结尾的活用形，表示过去或完了。下面呢，我来说明一下怎样把 mas 形变成他形。基本的变换模式是把 mas 变成他，比如ナ u s ス变成ナレタ。ナ u s ス这个动词 mas 前面的音节是 le 的母音是。 像这样，must 前面一个音节的母音是 a 的动词，以及是 e 的一部分动词，属于这个变换模式。还有一种变换模式，must 前面的音节也要发生变化。例如，あまります，集合这个词，must 前面的音节是 li，要把 li must 变成促音加上它，集まります变成。 あつまった。mas 前面的音节是一七的时候，也要变成促音加上它。mas 前面的音节是咪咪 v 的时候，要变成嗯的。例如，読みます，读变成読んだ。好，我们用口诀来记一下。一 mas 前面的音节是 ki 的时候，要变成 ita。ききます。听，变成きいた。mas 前面的音节是 gi 的时候，要变成 ita。急ぎます。抓紧，变成いそいだ。行きます。去是一个例外，要变成 ita。这部分的口诀是。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接下来是声临其境，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好像很热闹啊！对，形容很多人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样子，可以用这个说法。歪歪歪歪类似的说法还有。 嘎呀嘎呀，形容更为喧闹的场面，怎么样？这个词听起来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呢？声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“哇伊哇伊”和“嘎呀嘎呀”。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：“耶多。” 哦，我做的泰国咖喱特别受欢迎，日本也有咖喱饭，听说小孩子们都很喜欢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十二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：いつ日本に来ましたか？什么时候来的日本？下节课晚会还将继续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 Thank you.